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尹轩剧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拯救美强惨男二》，作者：九月流火，第十二集。他们这里的争端虽然声音不大，可是引起不少人的关注。在场几人个个容貌不俗，身份高贵。 疑似还有感情纠纷，已经有许多人暗暗注意着这边了。素隐月好容易支开云梦寒那个贱人，一转眼表哥就不见了。看方向是去追云梦寒了，素隐月气得直跺脚，也赶紧带着侍女追过来。她一眼就看到了林崇玉，她欣喜地喊了声“表哥”，接着才看到林崇玉身边的。 云梦涵以及林清霄。素隐月的表情也慢慢变淡。他远远对林清霄点了点头：“嗯，二表哥。”这就算是打过招呼了。素隐月随即毫无心理负担的走向林重玉，暗暗挤开云梦涵。红衣男子发出了今日第三次感叹：“是我见识太短浅了，原来是两男三女。” 兄弟、师妹、表妹，这才叫一波三折、跌宕起伏。素隐月到来后，明显林重玉和云梦寒都紧绷起来。他们两人不再聒噪，林清霄和洛寒自然不会主动搭理。一时间，气氛安静又微妙。好在很快秘境就开放了，天上地下各式各样的洞光亮起，众人都争先恐后的往秘境中飞。 毕竟天材地宝先到先得，若是进得晚了，好东西都被别人搜刮走了，那可无处申冤呢。林崇玉也想赶快进去夺宝，他迈了两步，想起来林清霄也在，不得不做面子问道：“二弟，碧云秘境危险重重，家族组队会安全一些，你要加入我们吗？”林清霄的回答是：照出长剑，低头看向洛寒：“我们走吧。”好。 两人谁都没有理会林重玉，从这帮人身边擦肩而过。红衣男子看到，也赶紧跟着走。林重玉被林青霄无视后，脸色十分难看。他从小到大一直被人捧着，何曾被人冷过脸？即便现在他身份暴露，地位有些不尴不尬，也没人敢当着他的面不恭敬。素隐月小心的拽了下林重玉的袖子。 云梦涵也眼巴巴望着林重玉，林重玉压下不悦，重新整理好表情，说道：“嗯，我们也走吧。碧云秘境是难得没有被大家族垄断的秘境，公开对所有人开放。”洛寒进入秘境后有些头晕，他站在原地醒神儿，回过神后就看红衣男子跟在他们身边。洛寒奇怪，问。 你怎么来了？红衣男子厚着脸皮说：“我叫叶子楠本体朱雀，擅长火系法术。正好我没组队，你们队伍中也缺人，不如我们一起走。”洛寒冷冷看着他：“你哪里觉得我们缺人？”叶子楠微微一愣：“你们才两个人，秘境里危险重重，若是遇到危险，你们只靠两个人怎么打得过？”错了，洛寒无情的纠正他。 是只靠一个人。叶子楠一时没分清洛寒是在反讽还是在谦虚，他视线在洛寒和林清霄身上来回打转，还在试图推销自己。我见他刚才施法，应当是冰系法术吧？要是秘境里遇到属性相克的，岂不是打得非常恼火？正好我属火，属性互补，而且我们朱雀移动快，侦察强，能打又能飞，在队伍中简直不可多得。说真的。 我就是自己闯秘境都没问题，我是真的看你们投缘才过来找你们的。洛涵认真考虑了一下叶子楠的能力，发现他还是毫无贡献。林青霄有一半应龙血脉，应龙有翼，所以林青霄的敏捷和灵巧程度也极高。他的剑走的就是快、利、锋的路线。叶子楠会飞这个属性并没有什么大用。 至于叶子楠所谓的战斗力，简直在开玩笑。火克兵，同理，兵克火，只看哪一个更强罢了。龙族又天生皮糙肉厚，功高血厚防高，除非来的是另一个龙族，否则真没人能拿龙族怎么样。林清霄是一个没有龙丹都照样能把神域结界打出缝隙的人，他能拉能扛能打能奶，远程可施法，近程可拔剑。 自己一个人就能组成一支队伍啊！洛寒本来是想拒绝叶子楠的，当他看不出来吗？什么投缘呢？叶子楠只是想跟着他们吃瓜看戏罢了。可是后来，洛寒转念一想，一个团队中总要有沙僧一样的苦力呀，留着叶子楠使唤也未尝不可。洛寒看向团队中唯一的输出林清霄征求他的意见。 你觉得他怎么样？会拖累到你吗？林青霄依然漠不关心，完全当没这个人。不会，我都可。洛寒点点头，仁慈地同意了叶子楠的加队申请。嗯，行吧，那就让你跟我们走一段，但是你要听话，不许惹事。叶子楠身为堂堂朱雀族云州王世子，还是第一次被人用这样勉为其难的语气接纳，他一阵无语。 对眼前这两个人生出浓浓的不信任来，你们吹嘘是不是太过了？洛寒冷冷的看了叶子楠一眼，警告道：“哎，注意你的言辞，你这样会失去上天的眷顾的。”洛寒等人艰难的组成了三人小队，在他们互相嫌弃的时候，其他人已经走远了。放眼望去，只能在山峦间看到隐约的动光。 叶子楠也伸长脖子朝远处张望，语气中不无焦灼。他们已经飞这么远了，我们再不快点，连地皮都抢不到。你来秘境里想要找什么？当然是贺铃兰。叶子楠以一种看傻子的眼神看他。你究竟是哪家的大小姐？不食人间疾苦未免太过。你这个语气，仿佛我想要什么就能找到一样。 贺玲兰的价值根本不能用零食估量，历来都是一物一物的。可是洛寒这个语气，仿佛到自己家后院拔根萝卜，还问他想来找什么？叶子楠隐隐后悔起组队的决定了，他就不应该为了一时的看戏，把自己和两个不靠谱的队友绑定。洛寒不食人间疾苦，林清霄又高冷的完全不和人说话，摊上这样两个队友，叶子楠无比心累。 要命！这样效率得有多慢？在秘境关闭前，我能算一座山吗？叶子楠觉得他这一次大概要空手而归了。在失败之前，他还试图拉一拉自己的两个队友：“你们醒醒吧，鹤林兰生存条件娇贵又极其难找。别看碧云秘境有山有海，心同一个小天地，可是这么大的地方，能长十株鹤林兰都算高产，是吗？”若涵调出自己的天道面板。 他早在刚拿到系统的时候，就把面板调成仅自己可见。此刻，叶子楠只能看到洛寒疑似拿出了什么法器，然后在空中噔噔噔飞速点击。叶子楠陷入迷惑：“你在做什么？”洛寒点开天才地宝档案室，进入碧云秘境，然后搜索贺铃兰。 只是眨眼间，碧云秘境中贺铃兰的储量就呈现在眼前了。洛寒对叶子楠投来赞许的目光。你说的没错，碧云秘境确实只有十株贺铃兰。叶子楠惊讶地张大嘴。两株在东南方的山里，两株在极北之界，三株在西方，还有三株在海底。叶子楠的嘴张得更大，林清宵却什么都没问，点点头说道。 先去东南，然后从西北绕道，最后去海底。叶子楠已经完全失去了语言能力，这就决定了，真是一个敢说一个敢信啊！洛寒点头，他想把坐标分享给林青霄，可是，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形容。林青霄看出来他想干什么，不动声色的提醒：“可以用预姐。洛寒恍然大悟：“没错。” 仙界都用玉简传递信息，只要将玉简贴在额头上，就可以将自己的想法刻在玉简里，转交给另一个人后，对方只需在额头上再贴一下就能明白。洛寒赶紧去翻储物空间，随后想起来他根本没有遇见。林青霄再一次读懂了他的想法，淡淡递过来一叠玉简。唯有叶子楠看着他们两人无声的交流，已经满脑子问号。 发生了什么？我为什么觉得自己被排外了？洛寒复刻了石竹鹤铃兰的定位，然后递给林青霄。至于叶子楠，一个苦力要什么定位啊？叶子楠于是发现，在他还没有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的时候，他的两个队友已经准备出发了。叶子楠用力咬牙，他就信这一次，大不了空手而归呗。仙人赶路自然都是用飞的。 洛寒小心翼翼站在林青霄的剑上，虽然他知道林青霄御剑极稳，可站上去还是难免害怕。他亲眼看到长剑腾空而起，草木树林出现在他们脚底，随着山峦起伏，最后一起化成模糊的绿影。林青霄为洛寒开了结界，只有细微的风穿越结界，将洛寒的头发轻轻撩起。 洛寒在云层中穿梭，阳光在云层的反射下有些微微晃眼。偶尔穿过云层稀薄的地方，能看到脚下山川河流静静奔腾。洛寒渐渐不再怕了，好奇地伸手去捉云。哇，会飞真好！我也要学习飞行术。洛寒只是随口一说，他要学的东西多着呢。然而林清霄在前方听到。 淡淡点头。好，他的声音冷清，比手心的云还要清凉。洛寒玩耍的手微微一顿。也不是那么急切，出去再学也不迟嘛。现在还是以采药为先。无妨，林清霄回道。不耽搁。洛寒感到一丝绝望。看这意思，林清霄是打算亲自教我了。其实真的没有那么紧迫了。 各位小耳朵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动动手指，点点订阅和分享，下期更精彩。